愿天父怜悯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门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书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，可以说有四个人，有耶稣，有他的门徒，我算他们是一个人，有一个迦南的妇人，她是个母亲，还有你，因为圣经就是上帝跟你的沟通，总共四个人。 我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这个：这四个人里面，谁领受到上帝的怜悯？我们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那妇人，对不对？具体来说，他领受到的怜悯是什么怜悯呢？上帝医治了他的女儿，他女儿本来是被鬼附的甚苦，但是最后他女儿就好了。 当耶稣说：“富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就给你成全了吧”的时候，他女儿就好了。那富人领受了上帝的怜悯。我们或许可以问说：“那这富人是配得领受这怜悯呢？”其实这个很简单回答，对不对？因为除了耶稣之外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配得领受上帝的怜悯。 我们都是罪人，怜悯也就是怜悯。这妇人当然也是罪人，因此她不配。但是除了她是个罪人之外，这妇人有另外一个特点，我们经文强调的，好像让她更不配。她是个迦南人，外邦人，不是个以色列人。 这点或许是一个原因。耶稣的门徒告诉耶稣说：“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”至少耶稣自己很清楚又直接地跟这个妇人强调，他不是一个以色列人。耶稣先说：“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 当富人不管耶稣怎么说，还是来到耶稣面前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”的时候，耶稣就回答更锋利、更难听：“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”但是，虽然耶稣是这么说，当富人还是不放弃说：“主啊，不错。”但是，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的时候。 耶稣还是怜悯他，他说：“富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”从那时候，他女儿就好了。这位富人又是不配的罪人，又是不配的外邦人，但是耶稣还是怜悯他了。在这段经文里，这富人很清楚领受到了上帝的怜悯。那么，耶稣的门徒呢？ 他们是否得到上帝的怜悯呢？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不太到的。但是我们在这里一个礼拜、一个礼拜、这一个礼拜，一直慢慢看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断地一直看到上帝怜悯这些糊涂的门徒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的经文是个好例子。彼得很软弱，他又认不出耶稣是耶稣。 当耶稣说“是我，不要怕”的时候，彼得也还是怀疑。当他看到风浪，他也就软弱起来，开始沉下去。但是耶稣立刻拯救他，立刻怜悯他。当他们两个到船上的时候，风浪马上也止住了。这又是上帝的怜悯。门徒明明不配。 但是耶稣上帝不断地怜悯这些门徒。接下是你，可以说你也在这段经文里面。一方面，整本圣经都是上帝跟你所说的话；另外一方面，在这段经文里，你也可以看到你自己。有时候我们像门徒，有时候我们像那位妇人。首先。 我们这里的人都跟那富人一样，都是外邦人，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是这并不重要。更重要的是，像富人和门徒一样，你是个罪人，也不配上帝的怜悯。但是上帝的怜悯就是怜悯，你也在好多不同方面领受了上帝的怜悯。你今天来到这里。 就是上帝的怜悯，上帝赐给你信心，相信耶稣，也使你想要来听他的道，领受耶稣的身体宝血，得到信心的坚固，罪蒙赦免。你若还没有信的话，上帝还是刺激你，给你愿意的心来。上帝真的怜悯你，因为他要借着他的道拯救你，保守你。 你跟我一样都不配得到这怜悯，像门徒一样，你的信心软弱，你怀疑上帝的道。像门徒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，我们常常是无情地待别人。上帝怜悯我们，但我们常常不怜悯别人，不帮助别人。我们每个礼拜当中有太多机会可以怜悯别人。 太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、我们的鼓励、我们的扶持。你应该鼓励你的同事，当他做错的时候，你应该试着帮他。但是你反而跟别的同事讲他的坏话。你邻居的家前院有些垃圾，有些垃圾，你可以帮他捡起来。但是你不管，觉得这与我无关的。 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忙了一天，像我们刚刚在那个 video 所看到的一样，但是你仍然认为他应该服侍你，应该做这个做那个。你觉得你自己应该休息，享受他的服侍。你的孩子也很可怜，他们非常努力地，很想要得到你的喜悦，在学校、在音乐、在运动方面。 但是你没有鼓励他们，没有适合的表扬他们，你反而还是找出他们缺乏的地方，一直念他们，甚至骂他们，因此他们泄气、忧闷。圣经说：“你们做父亲的母亲也应该听，不要惹儿女的心。”有另外一个圣经的翻译说：“不要。” 不要唠叨，不停地挑剔、责骂儿女，以致惹他们生气。每个礼拜有太多例子，我们不怜悯别人，反而无情地待他们，因此我们不配领受上帝的怜悯。但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，不是建造在我们对别人的怜悯上。 若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早就真的沉下去了。上帝本来就是一位怜悯罪人的上帝。当他在西奈山经过摩西的时候，他是这样介绍他自己的：“他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” 是的，上帝是一位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他借着洗礼，像今天早上借着使造化受洗，他重生我们，上帝重生我们，他使你信耶稣，使你成为他的儿女，他也借着他的道保守你在这个与耶稣的连接里面。当我们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。 我们大概是看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最清楚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在那里没有领受到上帝的怜悯，对我们还没有谈耶稣自己有没有领受到上帝的怜悯，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并没有领受到，他跟我们今天。 早上的经文的妇人一样，他求上帝主啊帮助我，也是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神并没有帮助他，没有怜悯他，父上帝反而把他独生爱子扔在十字架上，让他痛苦的在那里死。上帝这样做，又表示他对我们罪。 的愤怒，因为我们的罪在耶稣的身上，但这样做，他又表示他对我们罪人的怜悯，因为是耶稣代替我们在那里死，不是我们自己。耶稣得到无情，得到残忍，得到愤怒，我们反而得到怜悯、拯救，太奇妙。 并且因为负上帝甚至那样怜悯你，他一定会继续的怜悯你，怜悯你到底，一直等到你安全地到了高高的荣耀的天堂那里去。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还有最后一点，我想提出，有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像今天经文里那富人的经验一样。 他开始向那位充满怜悯的上帝祈求的时候，上帝耶稣不理他，耶稣甚至叫他是狗，哇，这么可怕！有时候你可能会有类似的经验，你知道上帝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因此你就祈求他，求他怜悯你。 但是他好像根本不听、不理你，甚至情况变得更糟糕了。在这时候，你的经验、你的感觉是这个：上帝不是一位充满怜悯的上帝，他反而是个无情的上帝、残忍的上帝。在这时候，你怎么做呢？你要学习那位妇人。 你不要理你的感觉，不要理你的经验，你还是在信心里抓住上帝的话。他说他是一位上帝，他在这里就证明给你，给你看。他说他是一位怜悯的上帝，这是上帝所说的，一定是正确的。你还是继续求他怜悯你，像那妇人一样。 那不能说主啊不错，我是个狗，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我们都是不配上帝怜悯的狗，但是上帝是怜悯我们的，他也会继续怜悯你，他不一定会照着你的意思来怜悯你，但是他是爱你的天赋。 他会照着他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来怜悯你。是的，领受上帝怜悯的是你。阿门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一念。阿门。